别动，喝点水。叶心，你怎么来了？ <laughs> 我刚灌完水，听护士说你有点发烧，来看看你。你救了我。 不，我害了你。哼，你害我什么了？难道药酒是你摁着我硬关进去的不成？到底是谁下的手？你心里有猜测吗？不好说。那瓶药酒是我从家带去大办公室的，放了挺久，不清楚有没有被人动过。但我确定酒里泡的是炮制乌头，可以内服。 酒瓶是什么样的？会不会有人往里加了生物头？不太可能，瓶口很小，塞生物头进去太容易留下痕迹，被人直接调换的可能性更大些。怎么了？伤口又疼了？要不要叫护士啊？没事，一会儿就不疼了。 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。我们家锦花这回要破相了，怎么办呢？ <laughs> 破相就破相吧，破相了也挺好。哎，破相了，能嫁给我不？ <laughs> 你怎么成天那么恨嫁呢？在求偶这件事上，如果没有赢得对方首肯的话，哪怕把全世界的竞争对手都活活弄死，也不算取得胜利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嫁给我了吗？ 你这个人简直，嫁不嫁？嫁不嫁？嗯，说话呀！再不说，我可就亲。哎，嫁嫁嫁！我要是女的，我一定嫁给你。那要不是呢？哎，你放手。要不是女的呢？不是女的，只能你嫁给我了。我嫁。 给老子滚蛋！还没过门呢，就开始家暴了。哎，别贫嘴了，说正事。嗯，那枚九二式手枪发射的子弹是怎么回事？我就知道，叛变革命的一定是马翔。马翔那两招要是能瞒过我，他就能去公安大学教书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 目前持枪的嫌疑人冼生荣已经死在国道上了，说是交通肇事，有颗九毫米的鲁格弹刚好卡在了车后座，这才留下了线索。匹配的枪支至今都没找到。哎，你看，这是子弹照片。这颗子弹，我见过。什么？ 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，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三季第三集。确切的说。 是我见过这一批次的子弹，这也能认出来，因为这里弹壳底火背外的金属刻字，你看，知道它代表什么吗？兵工厂代号和生产年份呢？怎么了？这发子弹的刻字是四二一零四，表示是二零零四年，由代号四二一的西南福林集团生产，大约从零三年开始。 福林集团将部分枪械子弹由全黄铜弹壳改成铝制镀铜，而零四年春节后生产的九毫米子弹全部都是镀铜，而我拍下的弹壳明显都是全铜，也就是说，生产日期只可能是两千零四年元旦到春节前这短短的二十天。对，除去元旦假期，实际开工时间应该只有十几天。按他们的产能产量。 市面上有这个壳子的全黄铜九毫米鲁格弹，应该是非常稀少的。那只要调查这批子弹的去向，不就能锁定怀疑对象了吗？不对，兵工厂怎么可能乖乖配合调查？ <laughs> 确实是这个思路。不过几年前我在公州禁毒支队，曾见过这个批次的子弹。如果它的产量非常稀少，而且曾经供给过公州公安系统的话。 那么，根据兵工企业分配的一般原则，很可能这整批鲁格弹都是供应给公州的。你确定？大概率吧。可你怎么知道福林集团生产子弹的内情，还能记住几年前的子弹编号？我一向比较关注这个，而且全铜和镀铜子弹的价格不一样。还需要我继续解释下去吗？哼，当年你在公州。 也是个到处刺探情报的主啊！你以为一般人在公州系统内打怪升级容易吗？副本难度差不多是电宁市局的城市在平方吧？失敬失敬，在下佩服。不过警用手枪的膛线数据，只有当地公安厅自己才能查。公州那边有办法的。齐思浩，公州刑侦总队的第一支队长，他身上有突破口？有。 你这次跟杨妹去宫州，就是为了确定这个。嗯。你还记得我们在护卫上天台上搜出的那包芬太尼化合物吧？我当时把它带走，其实并不是因为想吸毒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包毒品那个透明袋，确切的说，是那个透明密封袋上的手写标签。虽然你的反射神经弧迟钝了整整五个月，但你是怎么反应过来的？ 前两天，吕局叫我去违禁代销仓库帮忙做审核。我看到禁毒支队送去的缴获赃物上都贴了条做标记，这才意识到你当初藏那袋蓝金，是因为发现它右下角的代销编号，从而确定了那是曾被缴获的赃物。但你怎么确定它来源于工州，而不是其他地方？因为那个代销编号是我的笔记。怪不得你第一反应就是藏起来。 所以胡伟生说蓝金是从黑桃 K 那里偷的，应该是撒谎。真相是，公州系统内部有人在私下贩卖已经被缴获的代销毒品，机缘巧合下有一袋蓝金留到了胡伟生手上，而那个私下贩卖的人是齐思浩。我不确定，只是怀疑。各省公安厅对缴获毒品的集中销毁，通常是一年一次，还有废品处理专业人士和省公证处参与。 如果要作假，绝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做到的。这其中应该有一整条利益链，而齐司浩身为支队长，是打掩护、开绿灯的重量级角色，说他没有参与，绝对不可能。嗯，有道理。而且，我这次去宫州，特地调阅了三年前塑料厂爆炸案的幸存缉毒警名单，发现他们有的病退了，有的调走了。 还有几个下沉去了派出所，只有齐思浩升官发财，出入豪车，据说还刚把孩子送出国留学。你三年前策划行动时，齐思浩只是个普通缉毒警。 就算跟黑桃 K 手下的人有些勾结，泄露关键性情报的可能性也不大。不过他当上了支队长以后，你说，要是黑桃 K 知道齐思豪曾经参与私下贩卖蓝青，他会怎么做？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林雪出了什么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老方，咱们公安局的刑侦复职，很大可能性是在市局里出的事儿，程序是一定要走的嘛。再说，我们不仅是问了你，还问了秦。但你们现在唯一的怀疑对象就是我。我们不仅是怀疑你，现在任何有动机、有条件作案的人都在嫌疑范围内。老方。 如果局里真有幕后黑手的话，我们是一定要彻底清查、杜绝后患的，绝不能一床被子盖过去就当没事发生过。哼，怎么就不能一床被子盖过去了？那不是最简单高效的处理方式吗？老方，你是不是对组织有什么意见？能交代的我都交代了，你还要我说多少遍？这么抓着我不放。 不就是已经把我定罪了吗，老魏，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年来我问心无愧。李军，你看这老魏，你先休息会儿，我跟老方谈谈。啊，老方。 看着我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呢？如果不是你，那为什么你要在明知药酒来自严邪的情况下，阻止秦川喝掉它，而且还在事后把空药酒瓶扔掉了？ 我有我的理由，我不想说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，老方？能。好。吕局，他……我相信方正红。什么？投毒的人不是他。 喂，二狗，显生龙的二次尸检做完了。二狗你妹啊！我叫狗力。行吧，我狗。那家伙出的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鬼知道是肇事还是故意，反正都已经撞得稀烂了。二次尸检也没查出什么新线索。总之呢，我们法医的活已经干完了，你还是继续跟国道上的监控相爱相杀吧。你可是法医主任呢，我狗。 二次尸检什么都没查出来，你跟县城法医一个水准呢？少给我来这套！我告诉你啊，激将法可对我不管用，甭想让我回去做三检。哎，行吧，那你把二次尸检报告发我瞅瞅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！你能不恶心我吗？啊，挂了。我泡了茶，你喝吗？你先放下。 口丽把冼生荣的二次尸检报告发过来了，一起看看。冼生荣，男，四十岁，曾因各地流窜盗窃、贩卖摇头丸等入狱，出狱后就来到江陵县打工。他是体校射击专业的，嗯，怪不得会当杀手，不过死的也挺惨的。你看现场照片，典型的肇事拖拉致死，应该是被拖行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。 但因为尸体发现的晚，无法精准确定案发路段。哎，这一没有具体时间，二没有精确定位，监控也看到猴年马月去了。他的社会关系、收入状况、家属朋友都排查过了吗？嗯，据说是排查过了，没什么异常，只有家里放着五万块钱现金旧钞。旧钞。 反侦查能力很强啊，不过才五万，哎，怎么，老公的命比你便宜，你感到很骄傲？我只是在想，怎么会这么便宜，不符合我对，不符合常理。哎，我现在相信你以前确实没谈过恋爱了。啊？如果给我一个机会，买凶做掉黑刀 K。 而且几乎能百分之百确定成功的话，我也不会花个几百万去请一流杀手的。五万块，多一分都算给黑桃 K 点了。哎，这种雄性之间的微妙仇视心理，你是不会懂的。这什么反科学的理论？根本就是你胡说八道吧？据我观察，黑桃 K 手下应该有一队专门负责善后灭口的人手，是在缅甸召集的。 酬金直接付给他们缅甸的家人，警方很难追查，是非常完美的杀人机制。但是这次为什么用了显生荣这么一个外人？事后还要费劲灭口，一点都不高效啊！你跟我都不是变态，不会理解黑桃 K 那种精神病的思维。还是查那把九二式警枪吧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宫州找齐思浩？ 夜长梦多，就这两天吧。啊，那我去市局一趟，签个到就回来，咱们一起吃晚饭啊。好。不陪你的话，你肯定就随便吃点什么打发了，对身体不好。哎，刚出院注意安全，我走了。 <laughs> 你腻歪歪的。 平哥，吕局找你。啊，对药酒的调查有进展了？还没。嗯，方队坚称不是他干的。他说：“我有我的理由，我不想说。”他真这么说的？嗯。吕局说信他，但余队不同意，两人争了半天，最后魏副局打圆场，暂时让方队停职调查了。方正红什么反应？没什么反应。 上次不是说他接受问话时态度激烈、很抵触吗？怎么被停职了反而没反应？嗯，是的。那局里现在是什么风声？风平浪静。你中毒的事儿只有几位局长、黄主任、狗法医，还有我跟小马清楚。方队是嫌疑人，这事儿就更没人知道了。他本来就伤病停职这么久了，暂时不上班也没人会怀疑。 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去找吕局。啊，哦，是。 <sighs> 我有我的理由，我不想说。怎么感觉吕局很信任方正红，但方正红却非常不相信吕局呢？ 显生溶，尸体发现时已经开始腐烂，死亡时间在凌晨三点到六点间。显生荣死那天深夜，我在干什么？你先回家睡一会儿，吧，早上七点来接我的班。咱们昨晚说好的是什么？谁一口答应的？早上七点，你还不赶紧来接班？快点，半小时内不到时间，你就永远失去你的情报员了。 你们方队呢？今早不该他值班的吗？谁知道方队在哪儿？他的旧伤三天两头犯，一犯就到处找不见人。对了，显生荣被杀当晚和第二天，方正红的旧伤发作，没出现在禁毒支队。他为什么没来？案发时，他人在哪儿？ 吕局，您找我？啊，关于方队的事，你都知道了吧？方队，嗯，方正红支队长搅进了你中毒的案子里，现在被停职配合调查，有什么进展会立刻通知你的。但，想要个清晰明确的结果，估计目前会比较困难。 既然目前困难，那就以后再说吧。不过，我听说显生荣的二次尸检已经确定死亡时间了，那查一下方队在案发时的不在场证明，不就能水落石出了吗？你知道你在指控一名三十年的老刑警，一个警衔一都的政治队长犯下杀人罪吗？严邪，不，吕局，我不是在做有罪推定。 只是提供一种合情合理的调查思路。既然你这么肯定，我会调派人去调查他的不在场证明。不过，鉴于你是直接被害人，该回避的地方还是要回避，否则会影响最终的调查结果的。啊，我明白。嗯，你去吧。 吕局，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方正红？因为方正红并不是你们所知道的那种人。哎，吕局，我是秘书处小张，进来。盘山公路上的车祸需要调看监控录像，这是借调监控的公函，得请您盖个章。 哦，你放这儿吧，我再想想。啊，对了，方正红先前停职养病的时候，禁毒支队的工作都是秦副支队主持的，对吧？嗯，是的。秦川虽然一直担任禁毒支队工作，但是呢，缺少正式的委任文件，很多工作都不便推进。 我看这次方正红停职，干脆就把秦川的带正式委任文件也一道下了吧。啊，好，我立刻去办。嗯，不过很多管理工作，可能他还不熟悉，告诉他，凡事都要多请示，多汇报，让他多来问问我吧。哎，好的，李局，您看这个借调监控的公函，这个。 再说吧。呃，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 方正红并不是你们所知道的那种人。你们吕局是这么说的。嗯，吕局还是很相信方正红的。你们吕局以前怎么？以前打过交道？行动中碰过面，说过几句话而已，倒没有什么深交。不过吕局在西南地区的公安系统挺有名的，都说年轻时非常厉害。 老了也是只老狐狸，应该是个很聪明的人吧？不过太滴水不漏了，反而让人感到不太舒服。嗯，您觉得江支队长是个怎样的人呢？绿军，他呀，年轻、果敢、智商高，高的可怕。这点让我个人感到很不舒服啊。 别奇，啊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感觉你对吕局评价不怎么高的样子。这倒没有。再说，人家是广受尊敬的前辈，用得着我评价？哎，哪天去做个除疤呗？啊？你手腕上这个？啊。再说吧。干嘛再说呀？现代医学这么发达。 说不定吃顿饭的功夫就完事儿了，为什么不去做啊？我，哎，让我亲一个，哎，你亲一个， <laughs> 别闹！哎，家里面香菜啊，去买点，啊，不去，没钱。妈，赶紧的，再晚赶不上放汤里了，快去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才五块，不够，再给点，买两根就行了，煲汤用不了那么多。谁两根两根卖呀？楼下超市那都是精装小盒冷藏出售，你知道一盒多少钱吗？哎，这年头，像我们这种中年油腻男养家糊口容易吗？买不起就偷偷摘两根回来吧，啊？组织看好你，不是，真不够啊！快去快去，下楼顺手把垃圾袋给扔了，啊？ 菜怎么买这么久啊？ 是吧？要不要报警啊？不用，就是几个小毛贼。哎，你们今天增派点人手，巡逻更密集一点。哎，是是，我们一定加强防范。那我们先去调监控啊。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回事？有人跟踪？什么？我下楼后就听到灌木丛里有声音，本来没在意，结果又发现有闪光灯。 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感觉不太对。怎么？跟踪你的只有一个人，而且没有枪，被发现以后立刻就跑了。确实有人想杀你，但据我了解，黑桃 K 杀人的时候不会只有这点动静。 明天就去公州吧，是时候找齐思浩聊聊了。你，大哥叫你进去。 你，您您就是，嘘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求求你把她还给我好不好？带过来吧。谢谢，谢谢。西说这孩子挺乖。 不哭不闹，吃了就睡。不过，如果再有下次的话，恐怕他再乖也没用了。明白吗？我我明白，可我也只是按流程办事啊。下头那么多人盯着，确确确确实没有办法呀。流程？流程有让你收草花 A 的钱？墙头草。 两头倒，最终柴刀落下的时候，第一个被割的就是他。你这零零三的警号，好歹是拿命拼来的，别轻易糟蹋。是，是。大哥，被条子缴获的蓝金又被私下卖了的事，查清楚了。主要牵扯的是这几个人。 瞧瞧，你们市局内部出问题，竟然还得我们来帮忙调查。这，这是你们公州市禁毒支队、刑警支队、省公证处、废品处理公司，全都脱不了干系。该怎么做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去处理的，弄干净点儿。 那个姓齐的支队长先留下，有用。大哥，留下他。支队长这个级别，能派上的用处有多大？咱们不是已经证明过了吗？ <sighs> 是，已经证明过了。难道，难道他说的是原禁毒二支队队长江婷？ 出去开车，后门等着。十分钟之内，我们要是没出来，你就别管了，自己走吧。 <laughs> 走什么？我看你们还是都留下吧。江，江队，你到底是人，是人还是鬼啊？啊！我死了的话，今天谁来救你？ 血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，千疮百孔。错一步误一生，太多人纷纷不懂。明火暗你眼中交替纵横。愿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。此生。 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尘世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晨昏，未变山河难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海夜阵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，踏进漫天雪海中。 被破灭之声。伸出手，在雨中沾染了勋章的红，逆风向前的人，无上光荣。 再转身太匆匆，没有谁与世无争，黑与白在心中分明不同。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盛世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。 昼夜不分，晨昏，未分，伤痕感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干戈争锋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口余生，并肩的人，踏进漫天。 纵交织着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